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星星效力啊？陈果在表明完老板身份后，又一本正经的给予了孙翔一记连击。在和楼冠宁正经接触过以后，陈果真实感觉到了老板这一身份的强大，也就越发自如的运用起这身份来了。哼，我们比赛场上见。孙翔冷酷说道，但说完又想到一个好槽。 连忙补充：“希望可以见到，见不到啊！我是老板来着。”这次大家都笑了，陈果也极懂得见好就收，不再给孙翔还嘴的机会，就此飘然离去了。带着抽到的分组和赛程回到星星，众人一看，这个结果，星星和家世被分在了两个半区。 意味着两队如果要相遇，就必须是在决赛了。但很不巧的是，诛仙、玄奇两大职业队又都抽到了星星这个半区。如果要进决赛，得胜出这两队才行。三个月后，线下赛正式开始。陈果说着：“嗯。”叶修点点头，这点他当然清楚。 每年因为报名参加挑战赛的队伍数量都不相同，所以之前的线上淘汰赛的回合数都不一定。不过线下赛却都是统一从四月中旬开打，历时一个月，五月中旬结束，赶在职业联赛最高潮的收官战和季后赛之前结束，也是为了不分散玩家粉丝的关注。回家过个好年，然后积极备战吧。叶修宣布。 这一年的春节有点早，一月二十二日就是除夕。陈果带回抽签的结果后，星星这边诸人也都张罗着准备回家过年了。第一个走的是莫凡，没有和任何人道别，却是选了一个所有人都在的时间，就那么一言不发的拎着行李，当着众人的面离开了。这家伙不会是不回来了吧？众人议论着，去看看他的房间。 魏琛叼烟上楼，随便进别人房间什么的，对于无下限的老魏同志来说，根本就不是个事儿。妈的，锁了！哎，备用钥匙有没有啊？算了吧。陈果说着，备用钥匙有，当然是有的，但这要给出去，岂不是成了魏琛没下限的帮凶？他会带着钥匙走，说明他还是会回来的吧？ 万一这混蛋把钥匙锁里面呢？我去，钥匙又锁房间了。老大，窗户借我爬一下啊！他不是包子。魏琛镇定的回答：“魏琛，好吧。”叶修同样觉得莫凡会回来，虽然这家伙从来没有开口表示过什么，但这就是这家伙的性格了。 只不过眼下的情况让叶修觉得也有点走进了死胡同。从把这家伙赚来以后，叶修就一直采用无为而治、放任不管的态度，但事实上从未放松过对他的关注，甚至可以说对他的关注最多。莫凡一些方面的转变，叶修都是看在眼里的。这家伙又偷偷关注荣耀联盟比赛。 新版本后开荒各种副本也开始习惯于和团队配合的打法。莫凡毕竟功底扎实，一有了这种配合的意识，进步还是相当快的。在叶修看来，副本这种 PVE 的内容还无法发挥出莫凡的真正能量，PVP 才是这家伙最擅长的，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尝试。 而这种尝试同样需要一个顺其自然的局面。劝他，请他，求他，以这家伙的性子，八成适得其反。等他自己要求，貌似以这家伙的自闭冷漠，也不大可能主动开口。这就是目前叶修察觉的死胡同，得想个办法走出来才行。除此以外的其他人，那就让叶修省心多了。 大家都是每天按部就班的完成着训练内容，试练身手的地方依然还是网游，或是团打本抢 BOSS，或是竞技场里刷各种对手，提高操作水平，积累各种经验。突飞猛进的进步已经不会再发生，已不是新星的任何一人身上，因为他们都已经不再是新人菜鸟，接下来的进步靠的就是这样点滴积累，稳中求生。 网游里神之领域新出的七十五级野图 BOSS，随着玩家装备水平的提升，渐渐已经列入了拼抢猎杀的范畴，而且要的不只是材料。这些 BOSS 掉出的七十五级成装，在现在也特别珍贵。新版本更新已经一个多月，职业圈内目前依然未出现七十五级银武，各大战队的技术部都还在积极研究这七十五级的新材料。 这显然加重了各队工会部门的压力。技术部要研究材料，那就得工会部门去给他们搞材料。副本级的材料有玩家基数，产量稳定，但野图 BOSS 的材料永远都是老大难。为了银武开发领先一步，抢 BOSS 就得领先。神之领域战火连天，七十五级的 BOSS 要抢。 七十级、六十五级等等的也不能放松啊！提升新一阶段时意味着大量的耗材，除了新材料，旧有的过渡材料也得跟上才行。星星燕雀虽小，那也是鸿鹄之志，任何 BOSS 都会积极争取。七十五级新增地图六片，共增七十五级野图 BOSS 八个，野图 BOSS 整体数目达到八十二。 平均每天就能刷新十一个，两小时刷新一个，抢 BOSS 的工作强度变得越发强大。各大工会都在加编团队，什么精英一团、二团、三团，悉数投入战斗一线，满世界的找 BOSS 杀 BOSS。据说各大俱乐部也在这关键时候纷纷提升工会部门人员的待遇、奖金，以此刺激大家不要松懈。 星星目前还没有职业化的工会部门，所以不具备这样的条件。于是，星星和几家工会一起搭伙的深谋远虑之处也就显露出来了。星星不具备的资源，他们都是有的。星星从初期联盟军的核心，到叶修工作重心的渐渐转移，在这合作中，越来越像是一个搭顺风车的。 不过，已经尝到合作甜头的几家工会，这时却也不会轻易闹出什么不和谐，因为大家都很明白一件事：以他们的水准，不联手，那在 BOSS 战中基本就是看客。再加上叶修当时物色的工会都是中游战队背景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属于没压力的一伙，互相之间不会像豪强之间那样较劲，能携手与共的时间自然就长些。 星星方面找了武臣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他来打量工会的。等到这个联盟军无法维系的时候，星星也差不多有了自己的工会部门，持续的运转自然也没问题。不断的争抢 BOSS，星心的各种材料一点一点的也在积累着。因为暂时没有银武的开发，所以倒是没有耗材越积越多。 叶修和魏琛两人的材料整理工作还未结束，整理好的一些已经都交给了罗辑。罗辑看到如此庞大繁复的材料，倒是一点也不慌张，一句“这样就好办多了”，尽显从容镇定。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，罗辑也是拥有无比自信的。一月二十日，新一周的周一。 相对来说简陋却又不失热闹的星星训练基地已经人去楼空，倒是星星网吧这边，叶修、陈果、苏沐橙却又聚到了一起。你又不回家？陈果看出叶修毫无去意。咦，我老弟的 QQ 签名你看到了？什么？他的 QQ 签名今天刚换上这句。我哪知道？陈果翻白眼，这纯属巧合好吗？ 不过，对于陈果来说，突然多两个人在身边一起过年，也是极幸福的一件事。他自己孤身度过了多少个除夕，他已经记不清了。他只记得有一年，他实在是冷清的有点害怕了，于是放了许多攥着压岁钱跑出来想在网吧玩一玩的孩子们。虽然他最后没有收这些孩子一分钱，但依照网吧管理条例，是不是收费并不关键。 一次接纳这么多未成年人，那就足够吊销星新的营业许可证。现在多好，不用再冒这样的风险。就是这个除夕夜，好像和平常也没什么不同啊，怎么还是在打荣耀呢？陈果想想有点气不过，起身：“干嘛呢，老板娘？”叶修留意到陈果的举动，看春晚。 看春晚需要用到投影这么夸张吗？看得清楚，清楚的可怕呀！看着投影幕上一个特写闪过，人头一样大的鼻孔，叶修都被吓了一跳。一边玩一边看，陈果又坐回了他的位置。有了春晚，这过年好像气氛一下子就有了。你多少了？投影放着春晚。 陈果却习惯性的总往叶修的屏幕上看，百分之八十二了，怎么这么快？陈果气愤，他们同样是在做春节期间的活动任务，叶修都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的进度时，他却才进行到百分之三十一。原因还需要我说吗？陈果气， <laughs> 我完成了。这边苏沐橙突然欢呼道。 不是吧？怎么做到的？我看看，作弊了吧你？叶修惊讶无比， <laughs> 还是木木最厉害啊！陈果高兴，苏沐橙超他百分之六十九的进度，他却一点都不介意，反倒消了气，因为苏沐橙比叶修完成的还要快百分之十八。怎么弄的呀？叶修对荣耀总是有着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。 是这里啊，可以这样的。苏沐橙讲解，陈果一知半解，却也凑上来听。再放大的春晚，貌似还是没有人看。